课文四，在家。你看我这么胖，怎么办呢？你每天晚上吃了饭就睡觉，也不出去走走，能不胖吗？其实我每天都运动，但是你一点儿也没瘦，你做什么运动了？做饭呢。生词：胖。 其实，瘦。